历史上有种说法，希腊战役的实施推迟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时间。这种说法呢，当然是有待争议的。丘吉尔就曾以此为由替自己在这场战役中的一些失误做辩护。但是在当时，谁又敢肯定希特勒要进攻苏联呢？就在入侵希腊的同一天，德军进攻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本来可以兵不血刃的拿下，因为他已经签署了合约。 可是呢，突然发生了政变，这咋回事呢？作为巴尔干最后一个中立国，南斯拉夫受到德国强大的压力。一直以来，南斯拉夫的摄政王保罗王子都不希望跟德国走得太近，但是呢，和保加利亚一样，由于德军强大的军事实力已经压过来了，才不得已慢慢屈服。虽然他想尽一切办法让南斯拉夫避免受到德国人的干扰，但是潮水般的德军已经涌入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南斯拉夫变得四面楚歌。此时，保罗王子不得已在四一年三月十号前往柏林会见希特勒。在见面会上，希特勒告诉南斯拉夫的这位实际上的统治者，他并不要求南斯拉夫派部队或者给予军事援助，也不会要求南斯拉夫的领土和主权。德国更不会通过南斯拉夫进入希腊，只希望南斯拉夫在三国同盟条约上签字。相反，只要南斯拉夫签字。 就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萨洛尼卡港，巩固其未来在欧洲新秩序中的地位。这明显就是胡萝卜加大棒。面对这样的好事儿，保罗王子动摇了，有心签下合约。南斯拉夫可能加入法西斯轴心国，但是这个消息在南斯拉夫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保罗王子和他的部长们将要屈服于德国人的压力时，满含愤怒的人们包围了南斯拉夫皇宫。无数信件如雪片一样飞进南斯拉夫内阁成员和军事领导人的办公室。有人甚至威胁说：“你保罗敢在条约上签字，就要你狗命！”南斯拉夫政府内部也有人反对啊，很多官员说：“只要南斯拉夫屈服于德国，就集体辞职啊，让内阁成光杆内阁。”此外， 英美两国对南斯拉夫的这个举动感到震惊。罗斯福认为南斯拉夫此举并不十分明智，将破坏巴尔干地区的平衡。英国外相更是在电报中破口大骂，他认为南斯拉夫如果这么干，会把国家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保罗王子会下地狱。可是，当三月二十六号德军进入保加利亚边境的时候，保罗王子扛不住了，宣布南斯拉夫加入法西斯轴心，并且前往维也纳签署条约。 宣布这事儿之前，他的顾问仍然希望能够规劝这位摄政王放弃，并且警告他，如果政府签订合约，势必会引发起义。对此，保罗王子悲痛的说：“我没辙呀，我被逼无奈，只有屈服。”当南斯拉夫首相和外交部长前往维也纳签订条约的时候，南斯拉夫表面上十分宁静。 不过，当天晚上，南斯拉夫的陆军和空军军官们就发动了一场闪电般的军事政变，天亮之前就推翻了政府。军队从贝尔格莱德的主要基地出发，分头占领国防部、警察总部、安全总部、邮电局、电话局、国家电台。由于南斯拉夫占多数的塞尔维亚人对英国人普遍有好感，所以当两支起义队伍出现在皇宫的时候，皇宫守卫不但没开枪。 <laughs> 反而打开大门，加入起义队伍。起义军逮捕了很多倾向于德国的将领和官员，并且把他们关押起来。但是呢，他们没找到保罗王子啊，因为这位摄政王在起义军到达之前就从皇宫失踪了。保罗王子的侄子彼得啊，这个成了南斯拉夫的国王。 贝尔格莱德的人们热烈庆祝这场政变，人们欢呼雀跃，高唱国歌，在街灯上挂起这个英国国旗，还有人高举英王乔治五世的画像穿街过市。英国外相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兴奋的对众议院的议员们说：“南斯拉夫重新找回了他的灵魂。”英国媒体也认为这是英国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当然，希特勒愤怒了。 眼见煮熟的鸭子飞到别人桌上，到手的胜利在最后一分钟被别人抢去，他无法忍受，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人身侮辱啊！你们可以叫我是流氓，但是不能叫我傻流氓啊！他高声喊叫，让三军首脑立刻到元首府报道。就是这个前面提到过的这个是吧？修改只针对希腊的作战计划，希特勒当场宣布，现在要消灭这个国家。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决定坚决支持，他断言啊，南斯拉夫近来的事态是一九一四年萨拉热窝事件的再现啊，是由同一类不可救药的货色挑起来的。他宣称对有机会同南斯拉夫这个威尔逊保护下召开的凡尔赛和会的人工产物算账倍感荣幸，于是南斯拉夫成为德国在欧洲的第九个牺牲品。同样。 四月五号，一个和煦明朗的凌晨时分，涂有法西斯标志的德国轰炸机群一浪接一浪涌至完全未设防的贝尔格莱德上空。许多人还没有从政变的欢乐中醒悟过来，认为这是本国的军用飞机，但是致命的炸弹就扔下来了。斯图卡轰炸机带着恐怖的尖叫声，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地俯冲投弹。供水系统、人群、民房、医院、教堂、学校都是目标。 贝尔格莱德的废墟下留下了一万多人的尸骨，同时，德意航空兵对南斯拉夫的交通枢纽和其他的重要城市实施猛烈轰炸。南斯拉夫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陷于瘫痪。德国第一装甲集群和第二集团军一部越过保加利亚南部、罗马尼亚南部和匈牙利南部边界，对贝尔格莱德实施向心突击。 第二集团军主力从奥地利和匈牙利向南斯拉夫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实施前行突击。十一号，意大利军队分别由伊斯特拉半岛和阿尔巴尼亚斯库台出发，对杜布罗夫尼克实施向心突击。匈牙利第三集团军十个旅啊，也攻入了南斯拉夫。到了十三号，德军第一装甲集群和第二集团军在贝尔格莱德地区会师，并且占领了这座城市。 第二天，南斯拉夫最高统帅部命令停止抵抗。到了十七号，南斯拉夫宣布投降。德军伤亡五百多人，而南斯拉夫军队被俘三十四万五千人。仗打到了四月十五号，南斯拉夫的政府跟国王就逃到了希腊。啊，又过了两天，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呢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样的话呢，短短十天。 南斯拉夫作为统一的主权国家就不复存在了。这之后，南斯拉夫大部分地区被划归了邻国，其余地区呢就处在军事占领之下。德国直接吞并了格雷尼斯和什塔纳尔地区，剩余的斯洛文尼亚地区划归了意大利。匈牙利呢得到了普雷科穆尔耶、那美酒穆尔拉、那巴奇卡和巴拉尼亚。 保加利亚得到了他早就垂涎三尺的马其顿、奥赫里德以北的地段和科索沃的一部分和塞尔维亚东部地区，黑山被意大利接管，塞尔维亚剩余地区受德国军事长官直接管辖。这个克罗地亚被宣布成立了独立国，但是边界呢被更改了。德军进入了克罗地亚，在那儿呢被当地民众当成解放者欢迎。 在众多轴心国成员当中啊，克罗地亚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啊，因为它影响力呢远不及这个意大利呀、罗马尼亚呀。但是作为德国大力扶植的傀儡政权，克罗地亚军队不乏一些优良装备，自身的政治地位却不像其他轴心国那样自主啊。尤其他的这个军队始终隶属于德军编制下。 整个战争期间，克罗地亚军队大部分时间扮演绞杀后方游击队、巩固纳粹在巴尔干控制力的二流角色，甚至这个在战争后期呢，出现了由大多数克罗地亚人组建而成的党卫军部队。值得一提的是，克罗地亚直到四五年啊，才最终被盟军瓦解，算得上是最后的轴心国铁杆成员。 有历史学家研究说呀，如果论二战当中最残酷的国家，不是日本，也不是德国，而是克罗地亚。不仅仅作为德国的帮凶，更多的是在种族屠杀上惨绝人寰的表现。那比如著名的乌斯塔沙政权，四一年四月十二号，德国在克罗地亚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叫克罗地亚独立国。 战前逃亡意大利的这个帕韦利奇被扶植上这个傀儡国的国家元首宝座。帕韦利奇一上台，马上率领手下的乌斯塔沙分子肆意妄为，推行克罗地亚极右翼民族主义政策，对塞尔维亚人实行种族灭绝，宣称只存在克罗地亚最纯正的语言，采取措施剔除克罗地亚语中的斯洛文尼亚语的影响。 禁止使用塞尔维亚人惯用的西里尔字母，而且呢，这个教育部长公开宣称，对克罗地亚独立国九十万塞尔维亚人的处置方法是：三分之一迁往塞尔维亚，三分之一被处死，剩下的三分之一塞尔维亚人则强迫他们接受罗马天主教，使他们同化于克罗地亚人。 按照这个乌斯塔沙政府的最高指示啊，以及每个克罗地亚人心里的种族仇恨，这片土地上出现了无数的人间惨剧啊，比如一九四一年四月底啊，一个叫巴尼亚格利纳的小镇，一千二百六十名塞尔维亚平民被驱赶进一座东正教教堂，在那儿呢被残暴的杀害并且焚化。 在一些地方，整个村庄的塞尔维亚农民被赶到深坑活埋，连母亲和婴儿都不能幸免。四四年啊，一个村庄一百八十四名塞尔维亚农民被无辜枪杀。后来，这个克罗地亚政府的军队啊，又残杀了五百名塞尔维亚人的这个呃惨案啊。乌斯塔沙暴行持续到四五年，还建立了灭绝营。呃，有一个最著名的集中营，一万多这个塞尔维亚人被集体处决。 根据这个历史学家的统计，到四二年底，被杀的塞尔维亚人超过了三十万啊！当然，还有人认为五十万塞尔维亚人被乌斯塔沙暴徒杀害。除了克罗地亚人之外，科索沃和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也借机报复塞尔维亚人。与此相对的是塞尔维亚的血腥报复。 四一年八月底，南斯拉夫王国国防部长在德国人安排下组建了一个救国政府啊，原王国政府的一些官兵。四一年五月，在塞尔维亚西部的山区组成切特尼克武装。这个切特尼克以暴易暴，同样用屠杀手段来报复乌斯塔沙啊，甚至呢以一些穆斯林配合参与乌斯塔沙的反塞尔维亚人行动为由，对穆斯林展开大屠杀。 四一年到四三年，切特尼克和乌斯塔沙对两族人民的互相残杀已经司空见惯。另一方面，切特尼克热衷屠杀同时，积极反共，甚至到了后期和德国人配合围剿铁托游击队，因而最终被历史所抛弃。 由于这个二战中，德国人一方面利用乌斯沙屠杀塞尔维亚人，另一方面又向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反对乌斯沙的行为，要协助塞尔维亚人抵抗乌斯沙，同时又煽动这个塞尔维亚人反穆斯林，在南斯拉夫人民播下了种族仇恨的种子。整个二战中，南斯拉夫死亡一百七十五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十一，一半以上。 是死于民族间的自相残杀，这仗打到一九四一年了。你说到这份上，这德国过得舒服不舒服呢？答案是否定的。虽说到了这个四一年啊，欧洲除了英国和苏联啊，像点样的国家呢，都在希特勒控制之下了啊。你别说瑞士啊，别说那个什么瑞典，别说这个。欧洲呢已经成了希特勒的欧洲。但是。 正是在二战最危险的时刻，南斯拉夫爆发起义。四一年六月二十七号，南共成立南斯拉夫人民游击总司令部，铁托担任总司令。此后几个月，游击司令部统帅的部队就达到了八万人啊！开辟了一系列的敌后根据地，在解放区的边界，德军都竖起大牌正面这个醒目的写着“注意匪区”，可见这个南军游击队的威力呀。 很多这个后来咱们小时候，我小时候耳熟能详的这个电影啊，也都是取材于那个时期啊，比如《乔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呀等等。到了这个九月十八号，铁托克服重重险阻，从首都贝尔格莱德进入解放区，成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军事统帅，攻占乌日策城啊，建立了象征性的乌日策共和国。 到了一九四二年啊，德国军队痛感游击队的严重威胁，加紧进攻解放区。南斯拉夫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进入到最困难时期。南共多次向苏联求援，一笔写不出俩共嘛？结果苏联借口技术困难，没有给南共丝毫的实际援助。苏联这个国家呀，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这也是这个战后为什么南斯拉夫作为共产党国家第一个跟苏联闹掰，不听号令，是吧？ 你从头到尾对我的民族解放没有做出过分毫表面上的帮助，我们游击队自己解放的国家，让我听你的，姥姥是吧？这个时候的游击队缺衣少粮，大批伤员因为缺药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成千上万的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铁托率领游击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进行了南斯拉夫的长征，向北。 长途行军二百英里，到达波斯尼亚西部，啊，连续打退德军多次进攻，摆脱了绝境。六月苏杰斯卡战役当中，铁托一行遭到德机轰炸，啊，由于他的爱犬舍身相救，啊，他才死里逃生。所以铁托是二战中唯一负伤的最高统帅。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八号，阿尔巴尼亚响起了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第一枪。 阿尔巴尼亚地下军在蒂拉纳杀死了一个专门迫害政治活动分子的阿坚警察队头目。到四二年，几乎整个阿尔巴尼亚都有游击队，四十多支游击队，人数超过一万。要知道，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弹丸小国，他们袭击意大利军队的汽车队和部队。与此同时，地下军在城市中消灭法西斯。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把游击队和个人取得的战果，通过秘密发行的这种定期的公报啊、小册子啊，报道给了公众。当然了，二战期间阿尔巴尼亚地位不显眼，盟军从来没有承认过锁骨国王领导的阿尔巴尼亚流亡政府，也没有在任何一次国际会议当中讨论过阿尔巴尼亚和它的边界问题。没有人为阿尔巴尼亚在战争期间的损失做过可靠统计。 不过后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报告说，阿尔巴尼亚在二战期间啊死了三万人啊，两百座村庄被毁，一万八千栋房屋倒塌，大约十万人无家可归。当然了，实际损失是超过这个数的啊。历史不能忘记一个个不屈的灵魂。请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